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六十五集，洛涵在训练室轻轻松松刷了一下午，神清气爽，甚至觉得杀妖兽还挺好玩儿。然而，训练室里其他人心情就截然相反了。 魔鬼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魔鬼。洛寒可能没发现，自从他和林青霄组队后，丙号训练室的通过标准都变了，除了伤害率，还多了一个击杀率。他们不光要躲闪，还要对妖兽造成一定的伤害，几项指标只要差一个就不能合格。被关在阵法里，无论如何都没法合格的弟子，渐渐感到绝望。 更过分的是，洛寒和林青霄现在还在土场，击杀标准这一栏像疯了一样往上跳，他们提高的速度远远追不上及格线上涨的速度。不幸又在同一考场的邹继白受到了伤害，他昨天竟然真情实感的和洛寒当朋友，还和他分享自己珍藏多年的蒙混过关秘籍。呸！组长说的对，女人都是骗子。 清早又一个训练开始了，训练室外已经站了不少人，然而众人围在法器前，却始终没人上去抽号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还不知道林青霄今日在哪里。现在丙号训练室里都有好些人没出来呢，血淋淋的例子就在眼前，没有人敢轻易挑战自己的运气。以前林青霄来的都极早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。 都快到了集合的时间了，依然不见林青霄的影子。天宇星君从后方走来，见众人一股脑拥在门前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训练快开始了，你们还会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众人吓了一跳，赶紧回身给天宇星君行礼。大伙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有人问了出来：“星君，今日林青霄还没来？” 有一个人开头，其他人也敢说话了。对，那位戴面纱的女子也没来。哎，小白呢？邹继白也不在。众人彼此巡视，才发现好像少了好几个人。天宇星君冷冷的咳了一声，压住乱糟糟的声音，才说：“ <coughs> 他们已经通过了个人考核，去磨合团队配合了。今日，他们不会来了。” 人群中发出一阵长长的啊，也不知道失望还是庆幸。既然林青霄不在，那抽号就简单了很多。天宇星君沉默地看着他们把号码抽完，才冷不丁说：“不过，昨日以号训练室毁坏后，林青霄始终过意不去，就受古星星君所托，把所有训练室的成绩都刷了一遍。现在，每个训练室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了。” 从今天起，抽号取消，大家随机选择训练室。此刻，另一个训练室里，洛寒双手控制着灵气，一团红色的光将他整个身形都包裹在内。这是一个风沙地形，三个龙卷风眼来回交错，三河的能量团是完全没办法预测的。外界飞沙走石，风向时时刻刻都在变化，在这种环境中走路都很难。 而他们还要对付妖兽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得从头说起。洛涵今日醒来后，本打算照常去训练室练习，但是才走到一半，就被天宇星君叫走了。天宇星君依然不爱说话，他什么都没介绍，直接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单独的训练室。洛涵和林青霄一起出门，被一起带到一个训练室，等了才一会儿。 邹继白也来了，得，洛寒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接下来的队友了。天宇星君和古行星君观察了这几日所有弟子的表现，挑选了最亮眼的一批出来，按照能力组队，开始分化训练。林清霄、洛寒和邹继白都在此列，实际上肯定不会只有他们三个，但是他们三个是能力最互补、最适合组成一队的。 凌青霄剑法双修，能近战能远攻，是队伍中最主要的战斗力。洛寒强于控制，对灵气变化非常敏感，擅长助攻。而邹继白力气大，皮糙肉厚，攻击路数大开大合，适合打头阵以及牵制妖兽视线。天宇星君和古行星君几乎同时看中了这三个人，安排他们组队，毫无意义。 但是三个人的队伍有些少，天宇星君和古行星君讨论了很久，都没法决定下一个安排谁，仿佛安排谁都可以，又仿佛安排谁都多余。没法选择就干脆不选择，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最后一起拍板，就让这三个人上。之前所有人都上同样的课，做同样的训练，从这里开始差距就拉开了。 第一批被挑出来组队的人，无疑是这次任务的主力队伍，拥有最好的训练室，享受最好的资源，也承担最大的危险。洛涵几人现在的训练室是单独的，偌大的训练室里，阵法台、休息室、修炼室、会议室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一间小小的花厅。这哪里是一个训练室啊？根本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套间啊！ 这次的训练室各方面都强了好几个档，至少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阵法盘被打爆的情况了。飞羽星君把他们带到后就走了，他们三人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后面不会有人了，就开启了阵法，直接进入正题。飞羽星君和古行星君把他们挑出来，肯定不是想看他们在花厅喝茶的，既然如此，不如直奔正题。 没想到他们刷出来的第一个地图就是沙海，更致命的是，这片沙海有三个龙卷风眼，飞沙走石毫无规律可言。而他们要对付的妖兽外壳十分坚硬，几乎没有弱点暴露在外，还能随时随地钻入沙子里，非常棘手。洛寒依旧远远控场，沙子里不停会钻出一些毒蝎子、毒蜈蚣。 洛寒既要小心地上的毒虫，又要小心空中乱舞的石块，还要保护远处的队友，为他们挡开乱石。这对神识的要求太大了，洛寒一心三用，根本一秒都没法放松。远处，邹继白不停吸引着妖兽的注意，引着妖兽追他；而林清霄隐没在风中，随时找机会攻击妖兽。一块乱石冲着林清霄而去。 洛寒半路拦截住，让他顺着风向转了个弯，砸到妖兽身上。邹继白前方的路上有蛰伏的蝎子，洛寒在沙子中烧了一把火，把毒虫全部逼走。紧接着，邹继白就踩了上来，地面平静如初。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，但是洛寒要保证时刻控制全场，非常消耗神识。好在他的队友给力。 林清霄很快就找到妖兽的弱点，忽然拔剑集中攻击这一处。妖兽渐渐感到不敌，生出逃逸。洛寒立刻把地下沙道硬化，沙石全部变成石头。邹继白也帮忙将妖兽困在这一块。在三个人的围攻下，妖兽终于倒下。终于结束了。洛寒放下手，狠狠松了口气。仅仅是一个妖兽。 比他昨天刷一个时辰都累。洛寒不知道是外面的训练室难度太小，还是他们这组的难度被调高了。每个地图都有一定的存在时间，他们消灭妖兽的速度快，就能拥有一小段休息时间。林青霄收剑，逆着风落到洛寒身边。邹继白也艰难的跋涉回来。哎，昨天我在外面也刷到这个地图了。 当时我被石头砸了好几次，特别疼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运气特别好，基本上没被大石头砸到过。洛涵累得两手发酸，根本都不想理他。哪有那么多运气好啊？分明是有人替他负重前行。林青霄看出来他胳膊不对劲儿，掌心凝结出一片冰蓝色的光，从洛涵手上顺过，一阵凉意顿时席卷全身。 连手臂上的酸痛似乎都减轻了，洛寒低声道谢：“多谢。”林青霄淡淡摇头：“是我该谢你才是。刚才有劳你替我挡住飞石。其实那些石头，林青霄也能躲开。他好几次正要躲闪，忽然发现背后的石头转换了方向，最后都落到附近，没有一块飞向他。这种被人保护的感觉前所未有。” 洛寒总觉得昨天的林青霄怪怪的，但是现在两人说话，仿佛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。洛寒一时拿不准是不是他想多了。这时候，邹继白终于爬了过来，他看到这两人低声说话，彼此道谢，忽然生出种微妙的被排挤的感觉。是他的错觉吗？总觉得他仿佛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 林青霄见到邹继白过来了，很快停止了刚才的话题，而是公事公办地说起这场对战的不足之处。洛涵和邹继白齐齐点头，都不等他们说完，另一个场景就出现了。最高层的控制室里，古行星君看着浮光镜，含笑看向天宇星君：“天宇，你看如何？配合略具雏形，但默契。” 还需要磨合。古行星君笑道：“只说配合，不说个人，那就是说明这三个人你都非常满意了。”天宇星君没有理会古行星君的调侃，沉声说：“以他们的年纪，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难得。如果换成是我，我远远不及。”天宇星君最后一句说的是林清霄。天宇星君是武将。 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能被他这样评价，可见林青霄在天羽星君心中的地位。古行星君饶有兴味的挑挑眉，也想起来一件事儿：他不只会剑法，阵法也非常出色。这倒让天羽星君意外了。什么？不敢相信吧？我也不敢信。古行星君说。 那天我看到他给身边的女子讲阵法，就觉得此人天分不错。我本以为他擅长文科，没想到武科的最高分也是他。这对于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来说都有些不可思议。他们俩一个文职，一个武职，天宇星君没法想象自己去计算阵法，古行星君也做不到上阵杀敌，就挺意外的。 天宇星君这次是真的叹气了， <laughs> 不愧是龙族，有时候不得不服他们。一族全是疯子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